锵锵三人行啊！今天这个话题，又廷是非常感兴趣， <laughs> 但是这个文道有点不伦不类。和尚相亲真婚哎！哎，但是文道 <laughs> 深深叹了一口气，这好深长了一口气呀！说吧，但是你要听我给你介绍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你会叹两口气。 <laughs> 就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最近有一个就是这个富豪相亲呢，咱们老听说啊，但是呢。 最近这个相亲搞的到济南了，这个开始搞这个海选，然后呢，很多女的去，我特别难理解的就是这些女孩子还真去报名。那么报名，你说她出于什么呢？那有些女孩子报名的过程中，你比如说要过几道关的，你要跟形象顾问、婚姻顾问、心理顾问什么这个玩谈，然后呢还得考熨衣服，他个。这个。 这哎，我觉得这有点。当富豪的太太还得熨衣服。对呀，都当不工人。家里不是有一帮工人吗？ <laughs> 对，你知道又婷，我是这是大男子主义者，按说是哈， <laughs> 但是你知道我都有点看不过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太不尊重，会不会太不尊重女性？而且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富豪 <laughs> 就没露面了，现在。对呀。那等于像是一个机构啊，给他海选。 所以我觉得商业的操作大过于是不是这些济南富豪真的要这些条件的女生？或许富富豪自己也没说出来，就是我要找一个找一个伴，但是到底这个伴有什么条件呢？他没有办法统一，所以这个婚友社变成用我要商业操作，我必须要办这些让你们媒体敢报道、可以报道的东西，所以我就要让那些女的穿比基尼出来走一走。 然后越越花俏的东西越好，哎，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看一下，对，刺激刺激啊！ <laughs> 对对，对，这个就是你看 <laughs> 咱们这个，你看没有？他这一专门有一关是看你熨衣服熨的怎么样？他经过好多关，这只是一个初选，然后你再看下边，你看这是另一场叫财富英雄相亲会，这就上比基尼了，你看到没有？上比基尼了，然后再看下边，哎，就要走秀啊！ 这 <laughs> 我觉得这个，这个短这个这个比基尼怎么短裤有点大呀？我觉得你 <laughs> 再看下边啊，哎，你看有的男的趴在桌子上看的角度啊也很诡异，然后你再看下边啊，也有的是你不要以为这是相男的，还还没这么男女对位，就是这是一个一个的见。 就那那不是一群一群的见嘛？也有一个一个上来，然后哎，这些个男的是干嘛？就是相亲富豪啊，这些就是富豪。呃，这个这个就是，反正就是那种认为是有钱人的这种相亲俱乐部。然后你看，看中了谁就把花啊就 <laughs> 给谁，他们就搞这么一种一种一种仪式。是刚才那些男的，其实富豪是有出来，有。我说的济南的这次这场，有的女的一边过关呐。 他自己也有点看不下去，一边提意见，因为记者就采访他。对，他说：“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公平。说我们来应征相亲，怎么男的都不让我们见呢？这个富豪在哪儿呢？是，好像先得把我们选选出来。哎，可是你知道啊，你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个事情是丑陋吗？就就非常的市场机制。对，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啊，他这个东西。” 有没有点就像是什么呢？说出了实话，是不是在目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很多婚姻本质上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呢？有钱的人就是有这个条件，就是有这个条件挑啊。那你没钱有貌的这个女子，你知道有个问题，你接触不到啊。谁都想嫁给有钱人，说实在的，就说这个。那如果有钱人接触到这么多女性，他又何必相亲呢？ 他如果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有投怀送抱，他就已经已经碰不，就已经接触不完了，已经断不了了。那我还干嘛去相亲？相亲是我没有货源呢。 <laughs> 你就你就不知道了，又婷，你知道中国过去要不是鲁迅曾经专门说过一种人叫帮闲嘛，这包括你看在明末在清代，你看都有这么一种人叫帮闲。我就很适合干这个行业的，但是我就是说啊，我没有的就是钱。 别的我都很懂，你明白？就是说，所谓这个帮闲呐，就是帮着这些大官儿，对，或者有钱的。你们呐，你们一辈子忙于事业，啊，你才能赚这么多钱嘛。可是实际上，您呐不会玩，不会生活来打点这些。你你要喝酒，你这什么酒好吗？他就有这个玩家，嗯，他就专门过去，甚至这个大户人家员外家里就养着这种清客，要帮你找女人呢。 呃，帮你，你想玩夜总会，我告诉你什么夜总会好玩你想这个玩玩玩小女孩你还是想玩小男孩那都有这个此道中人。这种人叫帮闲，就我帮着你花你的钱，要不你怎么会玩呢？你你这他是哎，这种你说性质的，他算不算有点这帮闲呢？不算帮闲，他算是。 <laughs> 这我都在想，到底这些富豪是真富豪还是假富豪？你都。 都不知道，这都像台湾有一阵子流行也是这种呃婚友社，刚开始就是有婚友社帮忙相亲的时候，我们叫婚友社吧，对。但是那时候就会说，因为台湾那时候最赚钱的行业是科技新贵，所以呢，他就永远都是说，今天来了一票科技新贵的聚会，他就是拿点，就是他必须要亮点，所以他必须要有炒作的话题，所以他就会我今天来一批单眼皮男孩。 呃，双眼皮女孩，腿长超过十公分女孩，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她会，她只是一种市场的炒作。那，就这些女生就进去，有些也不见得真的要找男朋友，就像像像这些相亲的节目一样，我只是要领个钱，然后过过场，有就有呗，没有没有。炒作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我不。友证可以赚钱吗？不是，比如说像这个活动，如果他说是不是真相亲，只是炒作。 炒作，我今天常常不太懂，就是大家说这个是只是炒作，那炒作来干嘛？因为你就会吸引很多会员来报名，那这个报名费就刚才这个对呀，所以这些女孩都要报，先给钱再报名。对对对对，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其实是想赚这笔，先赚这笔？也不一定，就是我知道他他就很多机构办这个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包括这个游艇，就带女孩就上游艇，你知道他办，比如说他选了这么多啊，好像。 他要选中一个的话呀，呃，比如说最后就介绍给这个富豪嘛。如果真成了，呃，那那可以给他很多钱的。他赚赚中间的这个佣金，他赚中间这个佣金。哦，有些是赚那个会员的费用，就是我有多少会员，我的那个 database 就是我的会员基数越大，我当然就越容易成功嘛。那这就是，反正现在人懒得找人的话，茫茫人海不想用碰的， <laughs> 我就干脆用条件来筛选。 成功率觉得比较高吧？嗯，我觉得， <laughs> 你觉得怎么像 <laughs> 果然不是吃了黄连一样的。我觉得看到这种事很多嘛，这几年其实这富豪出来征婚搞这个也也不是第一回见。那我觉得，嗯，帮闲是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有帮闲，但是啊，古代的帮闲至少还留一道薄薄的皮。 嗯，那现在我觉得是帮闲也好，或者被帮闲的人也好，这个皮都不要了。就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中国的社会的风气，尤其是一些富豪阶层，当然富豪阶层很多种，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类新闻里面看到的这一群是这么的赤裸裸，undescent，就是英文 descent 这个字英翻译成中文比较多意思啊，就是。 啊，体面、得体、斯文，就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时候我我我也在路上，比如说我搭飞机，有时候在下飞机，我最近那一趟坐飞机的时候才看到，就是下机的时候大家抢着下机嘛，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然后就看到一个女孩提着个行李箱拉着出来，然后另一个男的，看样子也是挺有钱，带着个名表，砰一下出来把那个女的撞一边去，要抢下机嘛。 然后呢，两个人的行李箱的轮子呢纠结在一块了， <laughs> 然后卡来卡去，然后那个男的呢就把那个女的箱啪一下拨开。其实是那个女的先到，但那个男的要抢下去，就把他啪撞开走下去，呃，就比他快一步吧。然后那个空姐的领班看到这一幕，我们站在又挡住后面所有的路了嘛，我就瞪着，就有点傻眼了，你知道后来大伙我就跟那个空姐领班相视苦笑一下。 就后来在想这件事儿，就那个为什么我说那个人可能是富豪呢？当然是因为我看到他戴的穿戴，他对他他当然也是这么种这种刚才那种样子那种感觉。你知道富豪长长的样子差不多， <laughs> 就是头跟我这个差比我长一点， <laughs> 然后呢穿一个 T 恤，然后衣服会塞到裤子里面，然后穿一双 Gucci 的鞋，那个 logo 你一定看得到。嗯嗯嗯。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你如果从秩序、文明、礼貌来讲，谁先到谁先下机那个路口，你不需要撞，因为你这么撞的话，你想想看，我觉得奇怪，是你穿戴的那么好看，是想别人尊敬你，嗯，人家瞧得起你，所以你是在乎面子的。但是你这个行为，把你所有的行头都打碎掉了，因为你这个行为是这么的不给自己面子，这么的不体面。所以我常常好奇的是。 做这样的事情，把女人拿出来这么来展示，他们不觉得很不体面吗？就然后他还叫财富英雄，他不觉得每一场的比赛其实都在把这个所谓的财富英雄这个金漆招牌一层一层那个漆给刮掉吗？好奇怪，我我不是很能理解。特别是女生也是哦，就是你去参加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 被选择的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就是应该会啊，对啊，所以应该说也不应该有女生，就是为什么你叫我搓比基尼？你谁？ <laughs> 为什么你说要脱？就是就就让我就用这种方式上去烫衣服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女生用这种风气，对吧？也是。你知道，呃，现在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我觉得没你那么多体面的讲究，你知道吧？现在的讲究啊，已经变得。 很少了，好比说，有的时候就像是赶集看热闹，你比如说这些女的说，哎， <laughs> 相相相亲，那就去一下，是吧？管他是什么，她甚至也不大感觉到这个自尊心。会有点像是考试要进大学，就是我们说要面试，有数科，对不对？ <laughs> 有文科有数科，把婚姻变成像这样，就呃，然要数科，那那个如果你是考播音系的，你就得。 讲一段话，我来听听看你的发音啊，什么什么这些。那我要找一个老公，我就烫烫衣服啊，给你看看身材。对对对，他把它当成一种考试的方式。没错，你像有的时候你这个选美，你就会发现 <laughs> 这个家里说出了上一个比赛的一个一个话，他参加的太多了， <laughs> 他没事，因为呃这个平民女子，你知道也也反映中国现在没有什么机会，他这稍有姿色。 削尖脑袋是个机会就算，闺女们相亲，她可能相亲会也参加，她可能什么模特大赛她也参加，她可能什么青春风采小姐大赛她也参加，她管的这是什么，只要能够出头。对，咱 <laughs> 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然后你比如说像，嗯，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你说女性她可能因为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她要做这些事。 呃，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他可能真的环境各种压力，但是男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呃， <laughs> 这里面牵涉两个层面的问题。我刚刚讲得体啊，得体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它其实是包含两个层面。有时候得体，它是介于审美跟道德之间模模糊糊的一个地带，又都包。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很得体，有时候是说他道德上还比较正派，但有时候也是说他审美上很恰当。 但那是介乎二者之间，很模糊。但这个模糊，我觉得很是日常生活用来评鉴一个人的时候很好用的一个一个概念一个范畴。我为什么说他不得体呢？就是说，首先他道德上我觉得是犯错误，就道德上你把女性物化成这个样子，呃呃，这是一点。那但是问题是，今天讲道德大家都觉得很严重，对不对？就不太愿讲道德。OK，不讲道德没关系，有时可以讲审美。 什么叫审美呢？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当然，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啊，那很我们以前常常小时候刚刚学女性主义，常有一个讨论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呃，一个男的跟女的一起出门，他为该不该为那个女的先开门呢？那是传统，是绅士作风，对不对？那但是我们现在会说，依据男女平等的理念，其实是不需要的。你这么做是把女性当弱者，嗯，所以从原理上讲，道德上讲。 它可能是不对的或不必要的。那么，但是在道德上它不是太大问题的时候，我们来谈谈这个行为在审美上的意义。审美上意义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老派一点的人，你有某种的觉得，身为一个男性，他还是应该这么做。他不一定是个道德的判断，他是个你觉得你这么做，这是一个你对自己的审美要求，就等于你像自己穿衣服，你想穿整齐一点。 你想做这个行为，这是审美的要。求，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对，就是这个意思。嗯，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谈今天道德没底线啊什么，但有时候这个道德底线的维护啊，是就是靠这么模模糊糊的得体，整个社会有一套，大家知道什么叫得体，什么叫不得体，它又包含道德，又包含美学，用这套东西来让这个社会感觉到有些东西还是扛得住的。 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对得体或不得体这个东西破产了，或者它越退越越厚的时候，它再往下走，就会出现道德底线都受威胁的地步。那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太快速，我们没有时间去培养。 因为这个得体是需要修炼嘛，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累积，或者是他需要沉潜。但这社会已经太快啦，快到我来不及说我要先做个好人，我要慢慢走，要先展现我走路的风格。哎，他已经跑到那边，他爬过去，他已经先抢到我要的东西。那我还我还这边这边装这个风格，我我没办法像以前那个文人说，我要先有风骨，我再求官位，不行吗？因为。 那他现在没有办法，那官位先拿到，我要先活着，我没办法。就是，就是，就你说这个体面呐，这个就说明啊，过去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死要面子，活受罪”。那么今天的人，我就觉得啊，他这个心眼儿都活了。而且你就说这些富人们、有钱人，他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其实这个里边隐含着一种啊，就不不要吃亏。 不要吃亏，最佳选择其实也很现代，就是计算的。因为你看啊，我们也曾经经常会有这样的仰天长叹，对吧？就比方说，哎，我这一表人才，对吗？但是呢，我这一辈子认识的女的只有几个，你你你这这只有几十个，我只能在这里边挑。而我又你看，有时候我在大街上我一看，我觉得这人比我差的太多了，他只是因为碰上了，你明白吗？你比如说啊。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她只是因为这个，她找她只是因为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她可能是个舞蹈团的，那个舞蹈团的教练就把她给得着了。那舞蹈团的教练是一穷光蛋，什么都没就没有，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像那种摄影师追掉女明星，对， <laughs> 就就就落在摄影师手里，你你明白吗？他有时候他这富豪看着错火，你别着急，他我怎么？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他们都喜欢跟我，那因为我认识你们，你知道吗？我认识韩邦贤是吧？对，请你介绍一下。 <laughs> 哎呀，有没有跟你提过？又婷？好好几个富人，最后我都跟他们绝交了，因为我也是有争吵的。我最后发现， <laughs> 我这真不愧是我的朋友， <laughs> 还是讲体面的。对，我最后发现，他们原来绕来绕去跟我交往的目的是想让我约咱本台的哪个女主持人出来跟他们吃饭。 我也不是没有约，但是被 <laughs> 被拒绝。我还不是没有约。就是约不出来，那人跟你绝交了。刚才这个女主持人呢，也很原来不是你体面搞半天， <laughs> 也等我刚才还夸了你。刚才女主持人也真的很不给我面子，弄得我也很尴尬。我就约约吧，他说，哎，是就你一个人吗？他但是咱们的同女同事，她愿意跟我吃饭。 我说不是，我我有几个朋友，我说他们都是很有才华，我还没敢说很有钱财，是吧？哦，那不认识我就不去，你知道吗？所以是他们就跟我绝交了。这 <laughs> 是你知道吗？这是很多，我就说很多富豪，他会他会觉得凭什么？明明我可以找一个一帮奴才或者一帮什么人，就像各个过去给皇帝选美一样嘛，我可以把资源进行优化。他们做生意的最懂得了，明明通过一种海选。 可以，我可以，这就说明他骨子里是讲条件的啊！我要漂亮的，那么漂亮的是靠我这么壮。哎，你看这个默多克跟邓文迪，那千载难逢的机会啊！默多克到中国来，到他在上海玩，那么恰好哎，可能就是呃，邓文迪因为工作的原因，就跟他呃一起共处了几天。这这机会，这机会太偶然了，你知道吗？ 所以说，另外就是说我宁愿是一个有保证的机会，保证我选中最适合我这个财富水平的。对，我都你去了一到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我同意你们两个刚才讲，就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从利益计算来讲，这是一个极大化的找到他心目中想要的女伴的一个一个方式。对，或者刚刚你说很多人，比如说抢着我，我慢还慢慢走，很得体走，人家已经比我快几步，我都同意。 但是问题是呢，嗯，得体是什么概念？得体是一种自我控制。对，大部分的得体，我们讲斯文、讲面子，都是一种自己要控制自己。控制基于什么呢？就是控制自己这种想把自己利益极大化的，或者好多极大化欲望，往往是这样的。呃，当然它不只是这样，但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讲的得体，就是说，如果我看到旁边那个人，我们今天好好的走过去。 他连奔带跑的爬啊跑奔啊怎么过去？但是我觉得那很难看，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干那样的事儿。OK，他会比我快几步，但得体是什么？我控制住自己想跟他抢的欲望。但是当然这里面也不是没计算的，你还可以计算。我现在当然还可以比他跟他赛跑，看谁先到达那个闸口买那张票。嗯。可是我要算一下，我这么跑过去之后，我得到的就是买到那张票，我失去的是什么呢？ 然后这时候你有一个计算，你觉得啊，我还是控制自己，就就是丢的是人，对过去咱们说丢人嘛，丢人嘛。嗯，那所以同样的，你要找女伴，呃，你可能也一样可以有个计算，你用一个很丢人的方式找到一个女伴，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她跟你她是你的什么人？选然后来的，然后而且你是一个要录像的富豪，人家会认住你，以后大家会怎么看你？ 你可能也要想一想这个，所以你恐怕还是要有一个得体，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单纯，它也有种计算。那这个计算当然有时候是潜意识或下意识的，但是得体从来都是对自己的欲望一种调控。我觉得今天我常常看到的情况是，我们大部分想要什么是不控制的。那又婷，你接受相相亲吗？要实在嫁不出去，不接受。 他明明我可以，我经常给你打电话，可以说他很有很有才华。我应该拒绝他。 <laughs>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laughs>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有一个特别适合你，你难道？